连续两局一双袜子没得，两妹子的心情当然不会好，尤其两人十分担心这会影响到二人的职业前途。而现在在得知这两局这样的下场都和叶修非常有关后，两妹子的理智冷静一时间都有些找不到了。开着马甲扮猪吃虎，什么人啊这是？两妹子一边怨念。 一边愤愤不平的把叶修的君莫笑啊、伊诺什么的通通都拉黑了。原本两人对伊诺的观感还算可以，虽然最终被这家伙抢走了所有袜子，但毕竟联手一起把嘉世这样的豪门职业队都给坑了，这种满足感还是比较能填补没有得到袜子的空虚的。但在知道了伊诺的真实身份后，这种满足感没了。 取而代之的是自己也被狠狠坑了的感觉，两次。再翻开圣诞活动的榜单，相比普通玩家，他们这二人组的成绩还是突出的，但是连续两轮压蛋让他们也仅仅是突出一点而已。第一天时的那份经验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，尤其是在前端几支领跑队的映衬下。 而嘉世的队伍，在这一轮压蛋以后，也注定不可能再超过目前排在团队榜单第二的君莫笑、包子入侵二人组。看着这二人的成绩，谁不低头莫敢回首，又是一阵咬牙切齿。可现在木已成舟，利用这次活动，他们可以出的风头，已经不可能再像第一天那么辉煌。 两人现在更焦虑的还是各大战队注意到这些的话，会不会有什么想法？这让两人对于每一份邀约更加珍惜重视起来。事实上，两人可以考虑的时间本来也不算太多了。荣耀职业联盟的转会期有两个，一个是夏季转会期，有整整七八两个月份，时间充足，又是两个赛季的交替。 各种重大转会多半发生在这个转会期里。另有一个就是冬季转会窗了，就是在十二月份了。十二月份这个时间差不多是联赛过去三分之一多一点的时候。事实上，最初把十二月份设为冬季转会期的时候，联盟的战队数目还不是二十，一整个赛季的比赛没有那么多。 所以，十二月份刚好赛季正中。后来随着战队增多，赛事增多，十二月就显得越来越靠前了。联盟曾经想过把冬季转会窗改到一月去，不过各大战队方面呢，却都觉得放在十二月这个靠前一点的时段也挺好，因为冬季转会窗里一般不会有什么蓄谋已久的重大转会。 倒是临时救火的仓促转会比较多一些。比如说，发现夏季新增的选手完全无法适合战队，冬季里做做更换；再然后有什么选手突遇伤病无法继续接下来的比赛，也可能冬季里弄个人来。再有像叶修当时那样宣布退役的，那自然更要找人来接替。所以，对于战队来说， 这种修补，他们当然希望越早进行越好，这样至少还能留下更多的比赛，让解决了阵容问题的战队来努力。于是，这个冬季转会窗要不要改到一月，就在这样的纠结讨论中一拖再拖。至少目前这第九赛季依然是十二月是冬季转会窗，而这赛季的十二月也和绝大多数的冬季转会窗一样。 有着冬天般的寒冷，做出交易的队伍都是换比买多。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，现在还不是职业选手，他们算是自由签约转会，但也必须是在转会窗开启的时间里才能进行这些操作。现在十二月二十六日，距离转会窗关闭也就是五天的时间。 他们如果想早一点加入职业战队的话，必须在这五天里做出决断。两人原本是很有自信的，不过在和嘉世战队的选手正面交过手后，才知道实战和看比赛转播并不是一回事儿。再加上第二天的活动成绩如此糟糕，两人已经开始担心夜长梦多。这个转会窗里不做出决定。 等到明年夏天，还会有这么多热情的邀请吗？是该为未来做出决定的时候了。两妹子退出游戏，细心商量他们的职业前途问题去了。叶修这边，一诺和雨来了，才只是进行了第一轮的袜子活动，自然是接着第二轮、第三轮。碰上家事这样的巧合，没有再度发生。 不过，在今天的三轮活动中，吃了一轮鸭蛋的家世，最终的成绩一下子也就寒颤起来了。 <laughs> 干得漂亮！看到你这样的表现啊，我对于战胜加世战队真是越来越有信心了。这个结果最高兴的当然是魏琛了。加时战队这样一来，等于是少参加了一轮活动一般，他们那队除非也这样放弃一轮。 <laughs> 团队榜单第一的位置已是囊中物了。微臣得意的仰天大笑，高兴的太早了吧？麻烦你眼睛睁亮一点。叶修说：“什么？还有什么情况？”微臣叫道，随即看到叶秋朝着屏幕上戳戳点点，指到的队伍不是别人，却是他和包子的君莫笑包子入侵二人组。 他两人今天在和谁不低头、莫敢回首的那一轮活动中又拿到一个大满贯，袜子总数收获自然不低。嘉世的队伍是被甩开了，但他们这二人组却还是紧紧咬在魏琛他们的后边。真别说，这魏琛他们明天如果运气差一些，或者叶修他们运气爆棚又来个大满贯的话，这团队第一的位置没准会被他们这二人队。 给拿走也说不定。不要胡闹！魏琛顿时严肃起来。看大满贯奖励是针对成员一个一个来的，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最终的榜单排名奖励也是如此。我们第一会有五件奖励，你们第一只有两件。如此简单的算术，你一定要非常自重的算清楚。呵呵呵呵，叶修干笑了几声，起身望向所有人。 大家今天早点休息，明天一早就把活动任务都清了。晚上还有比赛，区区比赛，这要不要忘记还能有什么悬念吗？微臣不以为然的说。对此态度，叶修也不好说什么。除了无极战队，星星再碰到的都是些普通玩家队，这样的对手，叶修如果还一本正经的强调要重视、不要大意的什么，那就有些过了。 十二月二十七日，圣诞活动最后一天，同时也是挑战赛第九回合的首轮比赛。一万四千二百一十八支参加挑战赛的队伍，通过连续八回合的厮杀和调整，第九回合时剩下的队伍刚刚好四十支。第九回合将决出最终的二十支队伍，这二十支队伍则会分成四组，每组五队。 先进行小组循环赛，每组的头两名进入随后的淘汰赛，最终的获胜者就是本赛季挑战赛冠军，打开职业联盟大门的最终战队，也就是从这二十支队伍的比赛开始，联盟将统一组织大家进行线下比赛，线下的赛事也将会有一些赞助商的赞助以及媒体的转播，一路杀到这里的队伍。 当然也有资格从中分一杯羹。对于普通玩家队伍来说，能走到这一步绝对是成功之极。不过都已经走到这一步，也可能会有很多一开始想着重在参与的队伍，开始对进入职业圈产生一些幻想。能一路闯关杀到这一步的玩家队，也确实是有点出色实力的。 不过，要和家世这样的职业队相比，实力还是相当层次的。目前是第九回合，闯入线下决胜圈的最后一关，能不能过这一关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当然就是运气。再出色的玩家队伍抽到家世，那也都是死路一条。但是三十九支队伍中，总有一支是避不过的，包括星星 在本轮的抽签中都最紧张了一次，因为这次队伍最少，当然抽中加试几率也就最大。最终，抽中加试的泪流满面留给了别人。星星这回终于是彻底放松了一下心情，提早遇加试被淘汰的事儿已经注定不会发生了，因为这之后小组循环，哪怕和加试抽到一个小组，因为前两名出现。 所以，星星还是有一席之地的。至于再之后遇家事，那就是最终决战，也是挑战赛的末期了。这符合星星的预期，计划内的东西自然就不会有之前的那种慌张了。二十七号这天，星星众人一早就把圣诞任务刷掉了，魏琛小队终于还是稳坐了团队榜的第一名。 而个人榜这边，最终的第一居然是莫凡的毁人不倦，此后才是武晨的小枪和唐柔的韩延柔，再此外就是三人的马甲，也都排列在前面，成绩不菲。奖励并不在这一天兑换，要等这一天过去，活动结束关闭后，才能拿着袜子收礼物，同时领取榜单奖励。 星星诸位也算是见识过场面的人了，不至于被这点活动奖励兴奋的失去平常心。忙活完活动任务，大家也都对晚上的比赛进行了一下适当的准备。当晚的对手裂缝战队，普通玩家队一支。叶修在翻出了他们之前的一些比赛资料观看之后，更确信了这一点，所以当晚的比赛对于星星来说并不是压力。 倒是裂缝战队这边心情很是低落。刚抽出签的时候，只看不到不是家世的字样，队员就有欢呼的来着。但跟着看到的是星星后，欢呼声戛然而止。走到这一步的星星战队，可已经不是一支会被轻松刷掉的战队了。人家电子竞技周报都上过几次了，虽然说打败家世还是被很多人骂作不自量力。 但是让他们自己下场放队的话，他们却不得不承认，他们是打不过星星的。当晚，第九回合首轮比赛，星星战队横扫裂缝战队，进入线下淘汰赛可说已成定局。同样的时间，嘉士战队也以同样横扫的优势击败对手，提前锁定线下赛。好可惜啊！他们要是在这里就被淘汰，该多好！ 陈果不无惋惜的说着，叶修笑笑，和家世这一战，终究还是会来的。